第三课，一盒月饼。一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表面看它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包裹，里面装的是家乡的土特产，但在我的眼里，它珍贵着呢。 他经过了母亲的双手，又途经千里，来到了我的面前。他沾染着故乡的气息，满载着母亲无声的爱意。二清晨，梦中的我被父亲叫醒，走晨练去。 我和父亲并排跑着，一抬头发现父亲竟然有了一丝白发，我有些心酸。他总是那么勤奋，那么忙碌，为家庭、为单位操劳。作为女儿，我懂得父亲的付出，父亲的期望。 三，家是什么？家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，说话做事都不必小心。家是一个可以疗伤的地方，伤了痛了都可以在家中得以缓解。回到家可以听几首音乐，可以饮一杯清茶，让心情重归舒畅。 四，诚指诚实、诚恳，信即信用、信任。诚主要指内诚于心，信主要指外信于人。诚信组合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、具有丰富内容的词汇，即诚实无欺，讲求信用。 五。老张做月饼的手艺是一流的，那是他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。老张做月饼不喜欢别人看，可他也不特别防范。一来是人来人往的不好防，二来是老张不好意思跟人急，真翻脸。邻居们也很自觉，老张养活着一大家人不容易。